第三部分，第十一到十七题，请选出正确答案。现在开始第十一到十三题。第十一到十三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：读大三的小孙，每年都会利用寒暑假做不同类型的打工工作。我想锻炼一下自己，学点儿与人交流的技巧。 顺便赚点生活费，小孙笑着说。这个充满活力的女生告诉记者：“这并不是她的第一份打工工作，之前在快餐店做过收银，在外语培训机构做过电话咨询。通过一次次不同的工作经历，小孙渐渐学会了如何与不同的人交流，特别是面对挑剔的消费者，如何让对方消火、化解危机。” 小孙有了自己的心得，一味的谦让是不行的，要在与对方的交流中，让他们认识到自己的不足，同时还要给对方台阶下，这样才能化解矛盾。这些都是在学校学不到的东西。我感觉自己在工作中成长了很多。小孙跟记者谈到打工的收获时，脸上不由得满是兴奋。十一。 关于小孙选择打工工作，下列哪项正确？十二，小孙在与人交流方面有什么心得？ 十三，小孙打工最大的收获是什么？第十四到十七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：随着旅游旺季的到来，小岛上的餐厅变得异常忙碌。 与往年不同的是，这里大大小小餐厅的打工者，除了中老年人，就是十八岁以下的年轻人。往年忙里忙外的大学生不见了踪影。啤酒屋老板分析说：“以前确实有不少大学生会来店里找工作，现在是越来越少了，可能是大家生活好了，家长舍不得吧。”对这种现象，大学生却另有解释。 现在打工的大学生比以前多多了，只是大家不干饭店服务员了。服务员、促销员等工作太简单，对自身能力提升有限，难以吸引大学生。即使挣钱，也不值得浪费时间。王鑫在一家咖啡吧打工，性格开朗的他说：“自己喜欢这里的工作环境，可以和来自全国甚至全世界的游客聊天儿。” 还可以学习冲泡咖啡的手艺，王鑫计划毕业后也开一家创意咖啡馆。与王鑫的悠闲相比，张海涛则忙碌了许多。他和同伴合开了一家特色纪念品小店，他们的小店一共就五个人，所以他们每人都身兼数职。不过，张海涛认为这份忙碌是值得的。 他就是想通过辛苦的工作取得一份创业的真经。十四，旅游旺季时，小岛上是什么景象？十五，大学生现在对打工是怎么想的？ 十六，王鑫、张海涛现象说明什么？十七，根据这段话，下列哪项正确？